波兰灭亡之后，希特勒把下一个目标锁定了丹麦和挪威。自北欧海盗时代以来，挪威水道就是一条兵家必争之地。而且呢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铁矿石又是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。因此，德国和英法都准备在北欧采取行动。然而呢，德国更加迅速。四零年三月。 希特勒签署了入侵丹麦和挪威的作战计划，代号叫“威西河演习”。四零年四月九号凌晨，德军不宣而战，派两个装甲旅入侵丹麦。当天凌晨五点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召开御前会议，六点钟做出向德军投降的决定啊！因为丹麦实在是一个小国啊，他号召人民不要抵抗。 丹麦军队打了四个小时，战死十六个人，德军呢死了俩人，十个人受伤啊！小小的北方邻国就被德国占领了，几乎是兵不血刃。丹麦被德国占领的五年中，最激烈的反抗啊，就是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每天骑着马在大街上跑一圈，告诉人民，国王还在。 因为他毕竟不是做德国的总督辖区，而是相当于这个傀儡国。德军入侵丹麦的这个同一天，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凌晨时分被人叫醒。哈康七世是丹麦王子，到挪威做国王。挪威是一九零几年才从瑞典手里独立出来的，所以他迎请外国王子来做国王。他哥哥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啊，所以等于是哥俩啊。他被叫醒了。 说咱们作为一个中立国，已经被德国人强暴了啊！德国人还问咱爽不爽，是吧？挪威现在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。国王睡眼惺忪的揉了揉眼睛，是吧？问了一句啼笑皆非的话：“说谁打咱们呢？啊，你告诉我谁打咱们呢？是吧？挪威是个中立国呀，是吧？为什么会遭到德国进攻呢？因为挪威的维尔纳克港。” 是把瑞典铁矿石运到德国的唯一不动港，这项矿产贸易对于德国的军事工业至关重要，德国必须依靠瑞典的铁矿石来生产武器。同时，英法也非常希望切断维尔纳克的通路。对于挪威人来讲，很不幸的是，在盟国和德国之间，他要选边站。本来希特勒呀，没打算搭理挪威。 啊！但是这个海军司令雷德尔将军跟希特勒讲说，进攻挪威可以使瑞典的铁矿石运输线得到保障，同时呢，可以使德国海军在大西洋建立海军基地。否则的话，德国海军就会像一战那样被封堵在波罗的海里。希特勒对这个雷德尔的计划很感兴趣嘛？啊，同时盟国也对挪威感兴趣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德国进攻挪威不可避免。所以，德国的伞兵部队。 迅速占领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和斯塔万格的主要机场。陆军分别从维尔纳克、特隆赫姆、贝尔根、克里斯蒂安松等地登陆。挪威不像丹麦，毕竟是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国，有北欧海盗子孙的血性，决心打击入侵者。但是他们的防御力量非常之可怜，既无坦克，也没有防空武器，海军。 拥有世界上两艘最古老的暗防舰，比中华民国海军都不如。而且这两艘暗防舰，一九一八年以后就没离开过港口，是吧？快进博物馆了。他的国防部长主张和平主义，又有一个大间谍吉斯林跟德国人暗通款曲。军队总司令也很不称职。只有国王哈康七世坚决要求挪威人勇猛抵抗。 结果，德国军舰布吕歇尔号啊，在进入奥斯陆峡湾的时候，被19世纪的加农炮猛烈轰击。别看大炮十分古老啊，但火力特别强。这艘军舰在挪威大炮打击下遭到重创，舰上的这个弹药库啊被引爆，一千多德国人被炸死啊！因为这布吕歇尔号是一艘重巡洋舰，可见挪威士兵抵抗顽强，但毕竟。 这个众寡悬殊，加上挪威人对德国的新式打法更不熟悉，所以战争失利。国王撤退到北方的临海雪原当中指挥战斗啊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首都奥斯陆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。挪威卖国贼吉斯林建立伪政权，跟德国人合作。英法军队在德国入侵挪威后五天到达了，但是呢很难有什么作为。他们装备也很落后，任务执行的一塌糊涂。 英法两军之间的联络不顺畅啊，盟军跟挪威人之间的联络也很不顺畅，没有空中掩护，也很少有防空武器，对北冰洋地区的环境也不适应，整个是一团糟。更加离谱的是，盟国对挪威的地理环境完全不熟悉，运送物资的时候要么送错地儿了啊，这是三零二的快递，他给送六零四去了，要不在路上就被毁了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挪威之战就不可能打赢了，而。 不久之后，西线战役爆发，英法联军撤回去保卫自己的老窝。盟军在六月二号到七号匆匆撤退。哈康七世和他的政府啊，跟盟军一样漂洋过海，在伦敦建立了流亡政府。挪威就此沦陷在德国纳粹铁蹄之下。呃，挪威被进攻之后不久啊，西线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。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号拂晓，德国空军对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三个中立国发动进攻。法国的机场、交通枢纽、军事设施、行政中心、工业目标也遭到了猛烈轰炸。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队跨过边境，双方等了二百五十二天，西线战役终于爆发。 这场战役，德国累计参战兵力一百四十一个师，包括十个装甲师、四个摩托化师，两千四百四十五辆坦克，三千七百架飞机，还有六百架运输机，七十五毫米以上口径火炮七千三百七十八门。英法合比盟军一百四十七个师，兵力比德国多，三千一百辆坦克也比德国多，三千八百架飞机。 七十五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一万四千五百门，几乎是德国的一倍。另外还有英伦三岛一千多架战斗机可供支持。实际上，西线战役啊，英法合比盟军实力超过德国。除了飞机占的优势不大，像坦克、火炮都有明显的优势。但是，德军备战非常充分，完成了各项作战准备，而且在荷兰、比利时实施了空降作战。 和其他的奇袭手段，五个集团军从北海到莫泽尔河一线发动了进攻，没有正式宣战，德军就侵入了比利时、荷兰、卢森堡。卢森堡全国只有十二个骑兵、四百个步兵，德国一进攻，他就投降了啊！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，卢森堡是唯一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保持零死亡的国度。 德国的装甲部队跟空军密切协同，本来应该大炮干的活儿都由轰炸机来干。德国空军在战役初期就建立了空中优势，夺取了制空权。地面部队，特别是 A 集团军群内的作战地段内的部队更容易机动。德国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第十八集团军，目标是尽快占领荷兰。英法联军计划荷兰啊。 的一线部队起码能顶上三四天，因为这个国家河道纵横，但是联军没有想过河道上的桥梁一半被德军占领了，天堑变通途了。荷兰全国仅仅抵抗了五天，德国不但出动地面装甲师，空中甚至派出空降师占领荷兰的大桥啊，比如这个第七伞兵师就成为第一批踏上荷兰土地的德国兵，占领了马斯河畔的莫尔迪克大桥。 法尔河畔的多德雷赫根大桥以及鹿特丹市的威廉大桥，荷兰人跟挪威人一样被打懵了，没有想到敌人会从天上来。鹿特丹地区的荷兰守军甚至把驱逐舰开过来抵抗德国伞兵，仍然被德国飞机炸掉了。在几座大桥的桥头，猝不及防的荷兰人都没来得及炸桥，有些碉堡内守军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。 德国伞兵就以教科书式的、近乎完美的战术动作，夺取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碉堡，只付出了一百多人伤亡的代价。紧接着，德国第二十二空降师的增援部队到了，击退了荷兰陆军的反击，一直坚守到装甲部队的到来。 德国伞兵部队除了夺取桥梁之外，还想拿下海牙和周围的机场，但是这个行动呢遭到了失败，因为机场抵抗非常激烈，连德国第二十二空降师师部的飞机都被击落了。荷兰人调了飞机、坦克、大炮围攻这些只有轻武器的德国伞兵，一千五百多名伞兵只好投降，被送到了这个英国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。 啊，这帮人命不错，从四零年就被俘，在战俘营待了五年，总算是活下来了。虽然德国伞兵付出很大代价，但毕竟为他们的主力，也就是装甲部队的会师提供了时间。五月十号战争爆发，五月十二号下午，德国第九装甲师侦察营在莫迪尔克大桥跟德国空降兵取得了联系。当晚，第九装甲师和第七伞兵师主力会合，荷兰女王和政府只能匆忙转移。 当时法国援军未到，荷兰军队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对形势又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判断。他觉得荷兰已经被盟友抛弃了，所以在荷兰女王和内阁大臣坐上驱逐舰逃亡英国之后，温克尔曼丧失了抵抗意志，下令荷兰军队跟德国人谈判。双方正在谈判的时候，鹿特丹遭到一场大轰炸啊，有人说是误炸啊，甭管怎么说吧。 两万五千多栋房屋被毁，上千人死亡。大轰炸吓倒了这个西欧小国。十六世纪，荷兰打从西班牙手里独立出来之后，没经历过这么惨烈的战争。整个荷兰抵抗意志崩溃，立刻投降。荷兰抵抗了五天，阵亡了两千一百名士兵，两千七百人受伤啊！特别是德国空军对鹿特丹的残酷轰炸，几乎摧毁了整个城市。 在接下来的这个比利时和法国的战斗当中，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由于害怕遭受鹿特丹的命运，而跑到路上准备逃亡。逃亡又不知道去哪儿，没有目的，没头苍蝇似的乱窜，结果严重阻碍了盟军的前进。跟法国人一样。 比利时人呢，也修筑了一系列坚固要塞来防守。最坚固的呢，是位于阿尔波特运河和马斯河交界的埃本埃马尔要塞，这里有非常坚固的堡垒啊，配有两门幺二零毫米口径火炮和多门七十五毫米火炮，这些火炮都是藏在堡垒深处的，可以随时伸出来向外射击。这个堡垒的坚固程度啊。 即使是五百公斤航弹直接命中，里边人也没感觉啊。那个时候的这个呃航弹最大也就是五十公斤的啊，不像今天的飞机能带出九吨重的大弹一颗。那会儿没有啊，所以呢，空中你大炸弹我不怕，地面上可以挡住任何进攻。没有想到五月十号凌晨四点半，四十二架德国运输机搭载空降兵向埃本埃马尔要塞发动进攻。 九架滑翔机组成的小分队直扑要塞顶部，顶部是缺少防御的，所有的枪炮都对着平原。德军从天而降，仅有八十人的小分队冲下来，向巨大要塞发动进攻。进攻要塞的战术啊，德国人已经一遍又一遍的演练过了。这次打要塞，一切跟演习的时候一模一样啊！他们把炸药。 塞进防守要塞的射击口和其他能够发现的所有要塞出口，射击口被封锁，里面的机枪手被炸死了，大炮也都完蛋了。一个小时之后，这座巨大的要塞就变成一个瞎眼巨人，根本无法阻挡敌人的进攻。实际上呢，要塞顶部布置了一些比利时军队的防空机枪，但是德国的滑翔机下落的时候悄然无声，因为滑翔机它没有动力。 没有发动机，它不会呜呜，它不这么响。等守军看清对手的时候，已经惊慌失措了啊！他以为是风筝呢，凑近了一看是滑翔机，根本就来不及抵抗。甚至是德国的伞兵指挥官都掉队了。从滑翔机里冲出来的德国空降兵，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解决掉了比利时守军孱弱的防空火力。德军用二十五公斤和五十公斤的空心装药炸弹。 挨个摧毁要塞顶部的堡垒和枪塔啊！遇到观察口和机枪射口，就扔进去一公斤重的炸药包。要塞顶部的碉堡和一些次要目标相继被破坏。德国伞兵以比利时要塞碉堡作为临时指挥部，抵抗比利时人的进攻。德国的轰炸机呢，提供了火力支援，并且呢，飞机空投弹药箱。 几十名德国伞兵就压制住了一千多名要塞中的比利时守军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守军不敢出来啊，因为他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德国人。德国人用炸药把各个碉堡的出口都封死了，守军就要在里边活活困死。德军以这个比利时的碉堡作为防御工事，挡住了比利时的援军，直到德国装甲兵跟伞兵会合，最后。 德军以六人阵亡、十八人负伤的代价，摧毁了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埃本埃马尔要塞。一千二百名比利时守军在几十名德军伞兵面前放下了武器。德国伞兵还占领了阿尔波特运河上的几座桥梁。比利时抵抗了十八天之后宣布投降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